锵锵三人行，哎，为了那个招人骂，我今天请来了 <laughs> 张哈哈。 <laughs> 哎，张老师，你我觉得你挺有意思，就是说你是出身农村的，对，他是陕西五堡的一个村儿的，哎，而且我还告诉你，我们那个乡啊，最近在中央电视台那个《舌尖上的中国》宣传我们那个空心挂面。 <laughs> 特好吃， <laughs> 两个招牌啊，两个招牌，一个是张老师，一个是那个什么《舌尖上中国》的什么空心面是吧？两个招牌。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呢。 他就是一直啊，他提的很多观点，比如说是反腐啊，或者当年讲这个搞这个价格双轨制啊。你每一次说点什么，包括北大改革，哎呀，我就是排山倒海的。我比较喜欢看他们怎么骂你哈。 <laughs> 那我哎，我发现一种，你有没有反思过啊？就是在我们大学里啊，经常有这么一种，就是农村的子弟，往往有这么他啊，学习成绩还特别好，特别用功，但是呢，他经常成为就是说。 同学们，这个嘲笑或者是辱骂的那个对象，甚至于有些同学就哎，直接就骂他，他就是一农民。我发现对你的咒骂也让我想起这这一款。我是农民，对，没错。 <laughs> 为什么很多人骂你，好像有一种恨在里头？哦，我我觉得还还很大，就是一个理念问题。 啊，一个观念问题，对吧？就是说，我们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啊，一部分是利益冲突，一部分就是观念冲突。而且我认为，呃，从根本上讲了，我们大量的冲突都是观念性的冲突，对吧？因为我提的好多的观念啊，确实跟一般人习以为常认为的这个可能不太一样。而且我喜欢从相反的角度看好多的问题。如果我们问一位经济学家，一个人的行为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 那我想他的回答就两个字，利益。如果再多一点就四个字，个人利益。啊，我们看一下历史的话，我们发现好多的社会变革，啊，其实并不是一种利益战胜另一种利益，而是一种主义战胜另一种主义，或者可以说新的理念战胜旧的理念，啊，或者更简单说是理念战胜利益。 在我们在经济意识里边，当我们假定利益是人们的唯一的驱动力的时候，我们所有人犯的错误，呃，都是因为他太贪婪。啊，那时候我说，啊，可能好多的人类的错误，也是由于我们太无知。啊，包括我们看到好多，呃，像食品安全这样的问题，啊，并不是所有的问题，啊，都来自人们的贪婪，啊，与我们的呃知识呢有很大的关系。我研究了一下你的这个黑材料。 在几年前，这个这张教授呢，在一个公开，好像达沃斯论坛嘛，还是什么，就讲说现在啊，这个反腐进入到一个两难的选择。那么两难呢，他说下一步要往哪儿走？比如说有一个叫李永忠的曾经提出来说，这个以前贪的这个怎么办？说你要是算旧账，全算旧账，那家伙可能局面不稳呢，对吧？然后就是说，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说咱们。 不算旧账，比如说十八大以后，你别贪了，这事儿你就好好的，对吧？到此为止了。你要还贪，新账老账一起算，对吧？你提出了这么一一个一个一个两难。那么我想请问你，那几年过去了，到今天我们看走了哪条路呢？呃，其实今天走的，其实我是两个结合起来的路啊。你看，如最近我看王岐山强调就说，重点还是抓。 这个十八大之后啊，不收手的，啊，其实这个话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吧？呃，当然了，这个问题就说，因为反贪的这个问题、啊，反腐的问题，它其实好多人的调动人的好多感情的问题。凭什么你拿了就可以白拿走？对呀。但是呢，呃，我们其实有时候从理性的角度看，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建了一个不贪的体制，难贪的体制。 啊，这时候呢，我们呃做决策的话，就是说你要比较理性一点啊，你要考虑好多现实的问题，那最后就怎么办？嗯，啊，那就是你要往前看，是吧？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呃呃微妙的，就又调动好多人的感情。所以你看他说这个话，有些人就说他背叛了农民，他背叛了人民， <laughs> 对吧？他怎么能够说有些贪了就算了呢？啊，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就是说。 就是，其实单实体就是你本身对，就是你还有就是说，啊啊，你还有一个，比如财产申报啊这些东西，对吧？还有一些查啊，还有一些容易特别极大的特务这些的话，那么你你还有处理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张维迎屡次进入舆论的中心，成为争议人物。一九八三年，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为钱证明》一文。 提出“你能多挣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的惊人之语，随即陷入了一场全国大批判之中。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零年期间，张维迎发表了多篇论文，成为最早提出并且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二零零四年，狼顾之争以及随之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论争中。 他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提出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群体，一时间成为人民公敌。二零零三年，他主持下的北大改革，不升即退、终身教习等措施，引发诸多争议。我想还要请教张老师一个问题，因为张老师反正在我印象当中，就是跟这个北大改革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可能现在我不知道，这个十年过去了，是不是还是到了一个这个这个稍微应该回去看做一个稍微评价的一个地步？但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就当时很多人，比如说对您的质疑啊，或者对您的指责，也是觉得，因为您是市场派，他我也赞成您，比如说对国企啊，对对就是国家的一种管理是应该，就比如说一个市场是为主的。但是对大学来说，呃，是不是大学应该以区别于完全的？ 这个市场化的一个手段，因为我们讲大学是不是，呃，应该有一个独立的什么所谓知识分子应该呃安安静静的去做学问，不要拿那些指标来来来考核。我们当时好像也有很多人来对您的这个这个批评或者质疑的声音，是不是也是在这一方面呢？对，这其实这个大家有一个误解啊，在我来看，市场就是自由的意思。 啊，因为但是经济生活和比我们一般的物质的产品，它和精神的产品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后来我的市场逻辑这边，我讲的非常的清楚。啊，当我们说大学的事，就是它有竞争，嗯，这是最重要的。啊，它需要有自由。那我们不要把市场就简单的理解成一个物质产品的生产，实际上本质就是竞争，就是自由。嗯，怎么做好大学？ 只有竞争。你看，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为什么在美国？你看，美国的大学竞争最激烈，而且美国最好的大学基本都是私立大学。嗯。全世界最好的中学在英国，为什么？英国的中学、大学、私立大学是竞争最激烈的。欧洲的大学为什么有问题？因为它的国家资助，完全变成国家的大学。啊，你从这个点就是说。 这个是所有的道理。我刚才讲的是思想，我们刚才讲的要是大学，甚至我们的医疗体制，你凡是有了竞争制度的地方，给人们更多自由选择的地方，它一定会做得更好。但是，竞争这个精神产品怎么量化？怎么？精神产品有些不需要量化的。那不需要量化，你比如说再讲的就说，你的思想要靠同行之间的好多的这个竞争评价。再讲一个观点啊，这也是我们。 啊，改革当中面临的一个理念的突破，就是什么叫法治？啊，什么叫真正的法治？那我们好多人理解法治了，就是制造大量的法律，然后严格执行法律。那我说，啊，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真正的法治，第一条要是法律本身呢，必须是合理的。啊，也就是我讲的，法律，人定的法律。 必须符合天理，因为我们人是会犯错误的，我们有我们的呃呃呃私利，有我们的无知，有我们的贪婪，有我们的偏见，所以我们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怎么能够保证法律本身是公正的？用什么样的标准保证法律是公正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天理或自然法，它是基于人类的理性。 发现的，为了人类更好的合作，为了人类的幸福，都必须遵守的规则。那如果法律本身不符合天理，不符合自然法的规则的话，再多的法律也不可能建成一个法治的社会。呃，有，我们应该吸取一些历史的教训啊，就是说。 呃，我们要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基本的信任关系怎么保持？你看，比如像我们在文革期间就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说大家都相互激发，最后是呃父子之间、夫妻之间都没有任何信任了。那这个其实很危险啊！好比说，古代强调这个亲亲相隐啊，在西方其实有这，为什么有回避制度？西方规定就是法律就是回避制度，就是说我们人类有一些。 价值啊， <laughs> 我们必须保留、保持。你好比说，你不要把父亲儿和儿子放在一个对立的位置上。嗯啊，你也许他他是从法律的角度讲，然后就说，哎，那么儿子应该激发父亲。 但是这种呢，它破坏了人伦的一些基本原理，在社会的长远是有害的，所以我们才需要怀璧制度。所以你看，他这个市场派的人呢，现在变成整天讲道德， <laughs> 我挺有意思。我我我我学习了一下张老师这个《理念的力量》这本书啊，你知道他讲到中国社会都说现在道德危机嘛，那你知道道德危机的原因？一般咱们认为是搞市场嘛，唯利是图嘛，所以道德崩溃了。 但是他的看法非常奇怪，他认为恰恰我们今天的这个道德危机啊，是因为市场化程度不够造成的。 <laughs> 这您解释解释？哦，这个其实说的更远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在计划经济下就破坏了我们的基本道德规范，吧？你还是最简单说，道德的第一部分是什么？正义、公正，第二部分是仁慈、友爱。 啊，那好比说，我们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公正、没有正义，它是不可能真正的有仁慈和这个爱心的。嗯，因为我们计划经济这一套，所有做的东西都破坏了基本的公正。嗯，就是好比说，公正再讲，就是说，你的财产，谁都可以拿。嗯，是吧？然后那时候甚至杀人都是很轻易的。然后我们看到。 呃呃呃呃，就你刚才讲的这个呃，打倒踩上一只脚，对，这就是人已经没有基本的正义了，啊，他就不可能有爱情。那这种东西就是延续到现在，然后然后到了我们市场化当中，就把这种表面化了。表面化就是为啥呢？有了货币啊，你看，比如说过去的权力的应用啊，它的任意性很强，但是因为它没有。 货币这个这个润滑剂啊，然后显得好比有点温情嘛。我求你办事啊，然后就去你家，然后找找关系，送瓶酒啊。然后后来呢，慢慢他货表，所以表现的就比较严重。好，那我说，如果真正的一个市场经济，它就是最道德市场，因为亚当·斯密两百多年前就讲过这个问题。因为在市场当中呢，你要让别人信任你。 是吧？你又建立一个很好的声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在乎自己的名声的，哎，信誉变得很重要，名声变得很重要，是吧？那你的你在市场上有好的名声，别人才愿意给你打工，愿意不钱给借给你，才愿意买你的东西嘛，对吧？但是如果你市场化不彻底，政府在干预这个市场的话，好多的资源要政府控制，你能不能活下去，不依赖于消费者投不投你的票，而是依赖于能不能从政府获得资源。 那这就是腐败，道德就败坏了。昨天我刚看到一个文章，是美国研究啊，就是利益冲突，媒体的利益冲突会不会导致媒体的偏向？那很简单，就是过去有好多的跨国大公司收购了好多媒体，但是这些这些跨国公司呢，本身还有好多的产业，后面拍电影，对，啊，那不是《华尔街日报》，它是新闻集团的。 然后这个 Fox 这个电影制片厂也是。意大利那个前总理不也一样吗？哎，对， <laughs> 那么这个如果说他收过以后，按照我们中国人理解的话，我们会这样就说，哎，这是集团是我的，我拍自己集团拍的电影，我集团下的媒体一定要给他评论说好话多吗？对。然后推广电影吗？然后他一个经验就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就是说，呃，自己集团的媒体对自己集团拍的电影没有任何更积极的评论。 跟其他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真正的市场机制。如果你这个媒体，你对你自己的这个电影啊，集团的电影盘评价有太多的偏向的话，你的声誉就坏了，你就一定会破产的。 哎，那为什么咱们就会说，哎，你给我广告，我就说你好话；不给广告，我就退你。因为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还是一个没有完全、没有真正市场化。真正市场化，你怎么活下去？也就媒体要活下去，就靠你的声誉。而且媒体之间，媒体不光监督社会，不光监督政府，还相互之间也监督啊。如果你这个媒体啊干了这个坏事了啊，做了假新闻，另一个媒体就会揭发你的。嗯。啊，但如果你不是一个市场化的运作的话， 你每个背后都有个政府保护你，对吧？你做了假新闻，然后出了问题，你找关系就可以把它摆平了。所以他的意思，真正的市场经济应该是让人们更道德的。哎，对，反而计划经济才让人们道德腐败。对对，因为像我们说的这种契约精神，这种这种这种信用，都是跟着就是最早就跟着这个完全一个市场。而且我我我还可以给你呃讲一个，在这个书里边，有评论家谈到这个，你比如说。 呃，市场经济国家人的慈善行为都比非市场经济国家要更高，哎，啊，你看美国是慈善捐款最多的，它是因为也有税收的一个制度在保障，是不不光是那样一个问题啊，不光是那样，那么其他欧洲是一个良心问题，是吗？就是说，呃，在在市场经济呢，就是其实人们呢，你可以想，就是说，市场经济第一就是你必须靠自己的生产努力赚钱，嗯。 就是个人的成就啊，然后回报社会。然后呢，当你赚了这些钱以后，其实人都要活得幸福啊。什么叫幸福啊？包括我们刚才别人怎么看待你。嗯。所以他要做一些他他认为有意义的事，啊，所以你看这些呃企成功的企业家，最后他的钱都花在社会上。那我们就道像啊洛克菲洛，对。中国人我们知道也就是协和医院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医院，就是洛克菲洛给建的。哦。这个协和医院还培养了好多中国的院长。对。嗯。 啊，那呃是是呃还有一点就是说，当这个市场当中人们的心就是说，帮助别人甚至每一个人的责任，而不是少数人的责任啊。所以我在书里边引到一个数据，像美国啊，同样一一个问卷调查，你发现就是支持大政府的人，他们捐款的积极性更小，投入志愿者活动的时间也更少。 甚至呢，他们好比说你在柜台买东西，人家给你多找的钱退回去的可能性更小。嗯。然后呢，这个约会的话更可能不守时，而且很有意思啊。这个啊，这个也跟大政府有关系。啊，对， <laughs> 当然有关系。就是说因为你主张邓政平，就说什么事儿你都是这是政府的责任。嗯。啊啊！所有大家都推测，这是政府的责任。嗯嗯。推卸掉了。啊，就是他把自己的责任给卸掉了。 嗯啊，这就是一个观念问题。啊。自由带来责任，给你自由你就得负责。哎，当然了，是啊。而且你你说你说的这点太重要，就是说即使是这个自由是责任的前提。那一个人没有自由的话，他就没有任何责任感的。嗯，啊，就像一块石头被你砸了，就是石头它它不会有什么责任的，因为它没有感觉。嗯，对，啊，然后呢，如果我推着另外一个人被你撞了。 被推的这人，他也没有责任，不是他要撞你，是他被另一种力量。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我觉得道的滑坡，甚至可以说道的这个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你说，以前计划经济时代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毒奶粉呢，没有这些个。因为那时候你不然你那时候没人吃奶粉的，你连奶粉都没有，当然不会有毒奶粉啦。 你觉得是那个？现在很多人啊，就会说啊，对那个前三十年，似乎更好那个时候似乎道德， <laughs> 这完全是错的啊！我即使我仍然说，现在中国存在刚才讲的道德滑坡，甚至道德危机。嗯。但我们比较像今天的中国的道德水平，比三十年前要高得多得多。 你是指从哪一方面？呃？你要我们举一个例子。当然，我们发现说，好比说有一个小月月事件啊，在那个小孩马路上，对对对，没人，去，然后我们好多媒体在转发，然后我们谴责过路的人，对对吧？啊，因为就不到。但是我们再仔细想想，三十多年前我们随便杀一个人，大家就欢欣鼓舞啊，去游行庆贺了。我们至少中国人有一点意识，就是我们开始感到生命的可贵。 别人生命的可贵了，这个意识的进步就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怎么可以说是三十年前的道德水平比现在高啊？我们三十年前随便我们可以告一个人，然后你说了几句话，我就可以出出卖你，嗯嗯，对吧？我们怎么说那时候一个道德水平高啊？然后我们那时候打来斗来斗去啊，成天去去怎么怎么去找人家的反动，啊，怎么不人家打倒？ 这算什么道德啊！所以，我就是说，我们今天问题还很多， <laughs> 但是我们中国总体来讲，我们的道德水准比三十多年前要高得多。我们的正义也比那时候高得多。我们现在好比有财产的概念，对吧？好比说，这是你家的房子，你家的车。那时候说抄就抄了。当然了，对吧？我们你看看那时候说，随便一个说，不要说其他的财产，你甚至你的书，啊，你的字画，我到你家以后，呼呼拿走。 都拿走了，或者一把火给烧了，那才就道德。如果说人类那才是道德水平好的话，我希望永远不要回到那样一种所谓高的社会去。嗯，哎，他是从这个角度这么看？嗯，哎，我我觉得张老师的意思就是说，那时候不是一个从个人来讲还是国家来讲，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laughs> <laughs> 我们今天是正常了，正常了，然后就。 出现了很多这个啊人性上的一些问题，所以为什么张老师一再要讲要要要建立制度？对，其实今天啊有点像是过去人们讲的一个庶民社会。嗯，这个庶民社会啊，就是有很多八卦新闻，然后让你觉得好像呃这个你看历史上啊每朝每代的文人都记载啊我这个道德败坏人心不古，其实可能每朝每代啊，他这基本上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老百姓。 或者所谓啊，就是呃，比较比较市井市民的生活开始出现的时候，那有很多，比如像你说的这个，有了或者什么，但是这些好像不能当成道德败坏的一个指标。哎不，他有一些仍然是就关键就是说那，就是我确实原来怎么看，好比说你你有一些问题，我们就是诚实是不是一个道德要求？几乎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所有的哲学家。 甚至普通人都认为一个人应该诚实。嗯，那你告诉我话，文化大革命上我们有多诚实？嗯，我们今天说假话的人很多，但是至少我们表达意见的真实程度，我认为啊，比三十年前要要高得多。嗯，但那时候我们对党很忠实、很诚实，是吧？ <laughs> 这样怎么来说呢？对，没，不，你一个你说的话就是假话，就不能叫诚实了。所谓诚实，就是。 你不欺骗自己，嗯，啊，对吧？你不欺欺骗自己，对不对？那我们看，你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道德水平高了。然后我刚才也说的正义，那时候有正义没任何正义，对吧？我们有任何仁慈吗？没任何仁慈嘛。然后我们宣传的是阶级斗争嘛，都是你死我活嘛，对吧？ <laughs> 那那不能，那那怎么就那就那叫道德水平高啊？然后但是那时候可能觉得说没有现在。 啊，好比说，呃，这些啊，我们看到的一些坑蒙拐骗的一些活动啊，因为那时候就没有这些活动啊，那时候没有任何私人商业，嗯，对，啊，所有都是公有的，对吧？你比如说，呃，现在大家可能是坑蒙拐骗，那时候是这个呃，这个偷懒，对吧？干活不出力，这也是个道德问题， <laughs> 所以我在。 嗯啊，跟后头多分析的观点，明白了吧？嗯，越来越道德了。 <laughs> 但是还有很大差距嘛？还有很大差距。哎，所以你看他讲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反倒是当年这个这个计划经济的年代，造成了很多的不道德。哎，等等到这个私有财产如果真的得到保障了，分清楚了，反而人都会有做好人的这么一个趋向。我在这书里边还捡到一个。 块你要谈谈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你在合作化这到什么？就是人民公社合作化、农村合作我在我在。